孙哲平这个名字，接触荣耀两三年的玩家或许不会太听过，但是拥有五年以上游龄的荣耀老鸟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。尤其是一个狂剑玩家的话，不知道孙哲平，那大概就是莫凡那样的自娱自乐者。叶修一叫出这人名字的时候，除了唐柔和包子，其他人全都愣住。 这屋里除了这二人，其他人接触荣耀的时间可都不断。此时望着这人，纷纷认了出来。孙哲平这样的大神，当然早在电视、报纸、网络上出现过，但因为在座的这些人都没有和这位大神有过真实的接触，所以在孙哲平进门的一瞬，并没有人一眼就认出来。此时名字被人点破，众人再一看。 真是越看越像，果然就是那个孙哲平啊！楼冠宁，他当然是最知道这人的。孙哲平当年第一狂剑的名头，可比现在的于峰响亮多了。孙哲平和张家乐是在黄金一代进入联盟之前，一直无可争议的最佳组合。两人最大的成就，就是职业联盟第三赛季的时候。 率领百花杀入总决赛，不过最终惜败在叶秋统领的嘉世战队，成就了嘉世三连冠的美名。孙哲平看到叶秋如此咬牙，当然很有理由，那是他最接近总冠军的一次，结果就毁在了叶秋手上。那之后。 第五赛季百花卷土重来之时，孙哲平却因为手伤在赛季中途就离开了赛场。赛季后更是黯然退役，再没有回来过。第五赛季和第七赛季，百花战队能进总决赛，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张家乐一个人的疯狂。孙哲平所拥有过的机会，有且只有那么一次。 想不到刚才那场对决，居然是荣耀中的两位顶尖大神，众人一时间又陷入震惊当中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不约而同的都望向了孙哲平的左手。随着荣耀竞技水平越来越高，伤病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手指、手腕、手肘、肩，对于职业选手来说，都是需要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部位。 或许一些疼痛并不如何难忍，但是在这样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，任何疼痛都有可能导致操作变形，选手的状态当然也就无法保证了。受伤病困扰的选手很多，但影响最大、名气最大的，迄今为止还得说是孙哲平。左手的伤病导致半个赛季没有出场，最后更是黯然退役。 显然是非常严重的。现在，距离孙哲平出现伤病差不多也有整四个年头，这人赫然出现在这里，和叶秋打出了一场高水平的对决。这人的受伤其实已经无大碍了吗？就是想着这些，所有人都不由得去找孙哲平的左手看，结果就看到这位的左手上缠着一层雪白的绷带。 啊！随后，所有人就听到一声惊叫，叫声来源居然是包子。这是希望岩沙拳的最高奥义——岩沙黑龙波。包子惊讶的说着：“包子，别胡说！”陈果气，左手的伤肯定是孙哲平心中一大伤疤，拿这个吐槽实在有些不人道。虽然他知道包子绝对是有口无心。 因为他看到包子正特别着急、关切的望着他的老大叶修，这家伙不会真以为孙哲平解开那绷带就能召唤魔界火焰，然后将叶修轰杀吞噬掉吧？嗯嗯，你说好了。叶修这边大概也觉得包子这次说话有些不合适，连忙转移话题。不算太好。孙哲平看了看自己的左手，说。 但至少赢了你。哎呦，很嚣张啊！叶修拍着桌子，要不要再来一局啊？小唐，把你的账号卡拿过来。我看就不必了吧。孙哲平笑，笑容看起来挺狡猾。想永远胜过一个人，赢他一次就再不理他，是一个当然犀利的办法。当然，孙哲平和叶修之间对决不可能只有一次。 他们都是联盟初期那个舞台上最耀眼的大神，只是今天他看来不想再给叶修机会了。居然是孙哲平前辈，招呼不周，怠慢了。楼冠宁总算是找到可以插话的机会了，连忙说了一些主人该说的话。他虽然也是一个玩狂剑士的，但对孙哲平这位前大神倒是没有多粉。 所表现出的，也就是对于一个普通前辈高人的尊重。再然后，前辈这是要准备复出吗？罗冠宁跟着问。别看孙哲平已是远古大神般的人物，但成为职业选手时年纪小，现在也不过二十五岁。如今选手的训练越来越科学，竞技寿命也越来越长，以前看起来必定是要退役的年龄。 现在却有不少人还在职业场上拼搏，状态或许有些不比当年，但是说退役确实为时还早。二十五岁的年纪，完全还可以再回场上发光发热一下。霸图本赛季强劲的成绩，就已经让人几乎要忘了这队里的三位主力的年纪。复出，孙哲平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苦涩。 缓缓抬起他那缠着绷带的左手，我这手已经应付不了高强度的职业比赛了。可是刚刚，陈果疑惑：刚刚孙哲平和叶修这一场对决强度绝对不输任何一场职业比赛，要不众人也不至于看得目瞪口呆。偶尔当然还是可以，但是时间不能长。 不然你以为我真怕和他的战斗法师来一局吗？孙哲平说：“曾经的第一狂剑殷商已经离开这片赛场很久，但依然很狂很傲。”但徐年师在这一瞬间却变得安静极了，狂傲之下掩藏的痛苦，旁人又能体会到几分吗？离开赛场已经四年了。 孙哲平依然可以击败叶秋，这说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荣耀。四年里，在不为人知的角落，他为了荣耀做出过多少努力？结果到头来却只能是这样的结果。这种苦涩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。老罗，你居然作弊，太卑鄙了吧！压抑的气氛中，突然有人来了这么一句。 说话的正是楼冠宁的那位发小损友。楼冠宁咳了一声，这个问题原来还没有被忽略掉吗？不过看过孙哲平和大神的这一场对决，楼冠宁很坦然的承认：“我不是前辈的对手。”说着这话，楼冠宁却根本没有怎么去理会他那损友，只是像做了一个什么重大决定般的，突然扭头对孙哲平道。 前辈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义诊战队？嗯。孙哲平意外了一下。你刚才没听清吗？我应付不了职业比赛的强度。我听清了，但我也听得并且看到，偶尔来一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吧？楼冠宁说。孙哲平继续意外。这样的选手你们也需要。任何一名职业选手。 对战队来说，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花着钱，却养着一个出场次数极度有限，甚至很有可能因为突发伤病就退下火线的选手，怕是任何一支战队都不愿意做的事。听到楼冠宁这样的邀请，孙哲平意外，但却没有惊喜，因为他多少可以猜到，楼冠宁的邀请有很多同情分在里面，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。 当然需要了，我们的队伍太需要一个你这样的高水准前辈来指导了。你哪怕完全不上场比赛，我们也极度需要。楼冠宁说：“孙哲平犹豫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，但是也可能只是对方想帮他的一个借口罢了。”结果，就在这时，叶修也开口了：“对嘛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的队伍应该有一个老将，哪怕实力不怎么样。” 也会有很大帮助的。你在说谁的实力不怎么样？孙哲平阴沉着脸。不要对号入座。叶修提醒他：“前辈，考虑一下。”楼冠宁表现的非常迫切，但这并不是假装，出于同情帮孙哲平一下。这种事楼冠宁也不会介意。他作为一个深爱荣耀。 自己就是选手的战队老板，显然不会像很多老板那样只从经营利益的角度去构建战队。不过，此时他表现出的迫切，却还真的是想要孙哲平这样的大神来队伍帮帮手。如果孙哲平真是伤愈复出的话，楼冠宁反倒会慎重提出邀约，甚至即便请到，也很可能处理不好。所以，新入联盟的翼展战队。 并没有如叶修建议的那样，请一位有实力的老选手来坐镇。这并不是楼冠宁做不到，以一展的财力和他们加入联盟的势头，想找点这样的选手并不难。事实上，只是因为一展战队的特殊性，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去做罢了。而这个孙哲平，有实力，却因为伤病无法像一个正常选手一样参与比赛。 对他本人来说，这很残忍，但对楼冠宁来说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对于他们驿站来说，简直太合适不过了。加入我们吧！楼冠宁态度诚恳的继续劝说着。孙哲平感受到了这份态度，明显已经开始有些动心。可以试试。孙哲平终于点头。 <laughs> 太好了！楼冠宁一阵激动。 前辈有什么要求？我们现在就去谈谈合同吗？不过这赛季的转会窗已经关闭了，前辈至少也得下赛季才能出场比赛。这我知道。孙哲平点点头。嘿，那这半个赛季，不如来我们兴欣打个酱油，你说怎么样？叶修忽然说道。